一概的闲言不交代，接连着上回说下章。方宝在外边一声喊，花轿里惊动武二郎。武松才掀开了轿帘仔细看，嗯，方宝，别说自在话，呃，待一会儿我就不叫你字儿的慌了。方宝翻身上了马，人马轿夫出了庄，顺着大道往前走。 才叫的这里开了枪，我说哥啊，可真是千金小姐千金重啊，话不虚传，实力当。那个就说你算了吧，呃，不会嘟囔别嘟囔。什么叫千金小姐呀？千金小姐是指大门不出二门不倒的千金之体哦，还真有一千斤沉的大姑娘，你压糊涂了吧？再说那是银子，银子能不沉吗？啊！ 银子不准吧？怎么了？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这个梦做的真肮脏。哎，你做的什么梦啊？哦，你说说，我给你圆圆。我看过梦书，我会圆梦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说说，听听。好，你听着。嗯，我梦见咱们一出门全都掉到枯井里了。啊啊，还剩下一个没有，一个也没剩，都下去了，都下去了。 你还梦见什么了？还梦见老虎撵绵羊？哎，你怎么就梦这个呀？还梦见什么了？我还梦见咱大王背着个牛屁股，走不了几步，吃不浪当。这，这个我听心安。想他这梦做的真窝囊。我要是说他的梦不好，他那个心里准肮脏。哎，好话人人爱听啊，还干脆。 说两句好听的，让他听听。哎，我说兄弟，你这个梦做得好，你听我给你圆圆哦。怎么个好法？人掉枯井，住根深。这会儿，咱 <laughs> 大王爷那个根儿算扎深了啊。多深呀？啊，这多深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不浅。那么虎撵羊呢？啊，虎撵绵羊是吉祥。哎，啊，老虎撵绵羊还吉祥啊你看看。 大王爷今年属虎的，十桂香十八正属羊，这不是老虎家的绵羊吗？哎，那咱大王背这个牛屁股呢？敲了没有？敲了。嗯，咚咚咚，敲三下。五湖四海八名扬，这个就说算了吧，胡说八道真在行。依我说呀，人掉到苦井都得死，要活一个，我是小舅子。嗯。 虎年绵羊都得伤，咱大王被这个牛屁股遮不住，真爱皮锤响。哎，这算了算了算了。依我说呀，做梦就是四个字胡思乱想。别说了，越说抬的越沉，快走吧！哎，再走走走，几下叫夫也不彪。 代表表好汉武二郎，那武松临上轿喝了十斤烧黄酒，他吃了十斤羊排肠，装媳妇穿着个小棉袄，实实在在热得慌。武松想坏了，我怎么出了这么个主意，装媳妇这要把我抬到他家，还不把我热糊涂了？热糊涂了还怎么走？大王让大王把我就走了，这。 哎，干脆上身脱去了小棉袄，吃啦吃啦擦胸膛。武松擦汗一使劲儿，压着个轿夫直叫娘。哎呀呵后面别有哎呀呵这两步怎么这么别扭啊？啊嗯。武松他擦完了身上的汗，慢慢的放到了扶手上，心里说：怎么还热呀？把裙子解了。呃，怎么还热呢？哦，对呀，我这两条腿在这儿缺别着。 这个角门帘还封着，一点风都不透，能不热吗？哎，干脆我伸伸腿，透透风，不能热死。把那个角门帘勾开点缝，多少进点风就凉快。对，伸伸腿，凉快凉快。哎，你慢着点伸呀！他忘了个高腿长喽。武松叫了一伸腿，倍儿麻烦了，正蹬到抬轿的后顶上了。抬轿的正然往前走。 觉么这个顶上硌得慌，抬轿的后边一扭脸，啥家伙？ <laughs> 哎呦，我娘啊，放下吧，搁下吧！轿里边坐着个山大王，他里边伸出了一条腿，蹬在我那个后顶上，说瞎话，我是个王八蛋，还毛足够半张长。不，武松一想，我怎么伸腿呀？全回来吧，头里那个轿夫啊。 直从后边这个扎呼的，你让吧，你让吧，我让吧，我让吧。叫你做这个山大王，刚才伸出了一条腿，和那条腿比我的腰都粗，那个汗毛没有半扎，也够四指啊，是吗？你不信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哎呀，还传回去了，传回去了。我说别看了，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兄弟们这会儿都明白了，就你这个心里不亮堂，那师兄不是好惹的。 十万仓能吃这一庄吗？他家里断不了的水泊英雄汉，这准是梁山英雄进了庄。梁山英雄志么高，替他的闺女装姑娘。刚才你还要掀开看，不叫你看你还冤屈的了不得。要看了，早就没命了。怎么没命了？你想啊，他那个腿那么粗，胳膊根儿能细的了吗？就咱这会儿的也用不着打，一个手掐着一个的脖子。 俩脑袋一碰，咱就完了。这，那咱搁下别抬了。哎，别割，不能割，抬着走。那那那怎么不能割呀？你看看，刚才呀，咱抬的好好的，这会儿要一搁，他在叫里说话了。怎么着？我不伸腿，你也不割；我一伸腿，你就搁下，要坏我的大事吗？一只手抓咱一个抱，那不就完了吗？那那咱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抬着走，连班也别换了。哎，怎么又不换班了？你看看。 这事咱知道啊，他们都不知道啊。要换了班一闹乱子，中途一路有性命危险。咱把花轿抬到二门里，啊新人里边去拜堂，新人里边拜天地。咱都上正南留银行，听见里边动了手，咱往正南逃咱的慌吧？哎，是，兄弟，咬咬牙走。哎，对，走。嗷的一声来到了。 前青就进了方家庄，方宝翻身下了马，有人他就把那个马拴上，拿方宝，大摇大摆的往里走，来到了自己的更衣房，一身盔甲脱了去，浑身穿上了好衣裳，扎花将军头上戴，紫罗花袍穿身上，四套就在腰中系，脖颈管靴二组装，手里拿着把三金绳儿，呼呼哒哒闪着亮，嗯。 哈哈哈！哈如花似玉的石桂香，今天跟我拜花堂入了洞房，日久天又长，到后来还能做娘娘走。嗯，哈哈哈！哈那方宝一心想着花小姐，哪知道来了个好汉武二郎啊！ 花轿搭到了二门里，有两个丫鬟着了忙了，啊，也有斗也有秤，三只吊铃弓一张，又把那个麻绳拿在手，把那公鸡母鸡都拴上，又把马鞍子拿在手，嘣儿搭在了二门的门槛上，这些个东西都齐备了，东楼上去请大姑娘。 什么大姑娘啊？方宝有两个妹妹，大的十九，小的十七，长得那是如花似玉，再没那么好看的了。丫鬟是想叫这两个小姐呀下来搀新人下轿。呀，我是大姑娘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，啊，别在楼上闹排场。 呃，花轿打到了二门里啦，别叫新人早的慌。哎，小丫鬟儿紧着张，扭了捏捏了扭。东楼上下来了两个大姑娘呀，丫鬟娘，你们赶紧引着马杆活火哈。二门里边儿撂花堂，新人拜堂，你们撂撂脚，别叫他进门把咱放，别让他放着咱。哎，这会儿放大发了，嗯。 丫鬟们赶紧引着了马杆火，撂完了放在那个轿门上。大姑娘拿过了栗子饼、小枣，掀开了轿帘就送上。你倒是看看呀！他连看都没看，一掀轿门帘，把个手就递进去了。给你拿着，吃了哈，不吃不好家。不，武松在那轿里正热的迷迷糊糊的，直打哈欠。哎呀！ 嗯，怎么脚不动了？哦，这是到了，就要摆堂了。嗯，我得收拾收拾摆堂。喂，我怎么把衣服都脱了？穿吧，来不及了。这个地方又小，我要一穿这么一雇佣，不就麻烦了吗？哎，反正说我跟他也过不长，就这么着跟他摆堂，不穿了。对，正想到这儿来，就看叫门帘掀开了一道缝，伸进来一只小手。呵。 那个小手就跟那白莲藕一样，手指头就跟剥了皮的葱瓣似的，拖着焦黄的栗子、通红的枣就听见外边还智让呀，给你这个吃了哈，不吃不好去？不，武松想怎么还让我吃这个呀？枣栗子栗子枣，枣栗子枣枣栗。 枣李子哦，武松想明白了，这是早让我给他生孩子。呸！我给你生孩子，我给你生个棒槌。这，哎，武松想白不白糖的那是小事，先吃了再说。对了，吃了，你还不能下手拿呀，手指头这么老粗，一把不行呢。哎，干脆用两个手指头来吧。哎，对，他都给吃光了。 武松刚吃完了，就听见外边娇滴滴的声音说了：“呀，新嫂啊！” 你瞎叫吧，瞎叫吧，呃，跟我的哥哥去拜堂。既然是俺哥抢了你丑媳妇，别怕见婆娘。呃，都说你的那个身价好，我看看到底怎么样抢。你们都闪开，都闪开！先叫姑娘我望望，我先看头一眼哈。大姑娘掀开了家门帘，照着里边一打量，哎呀，我先看看，我看看，好看！哟，我娘儿。 快点跑，快点跑！叫里边坐着个山大王，里边坐着个大个子。我看他浑身上下没衣裳。呵，丫鬟侍女往外跑啊！武松在轿里着了忙了，左右开弓，一使劲，咔嚓嚓，把花轿闹了个两分张。大姑娘就在头里跑，武松在后边紧跟上，跟上前使了个勾链腿，扑通通，俩姑娘摔到了二门上。这武松赶到近前摁住，哧啦哧啦把衣裳。 丫鬟照着武松看，我娘哎！一背上房点了枪了，一蹦子来到了客厅里，双膝扎跪地大呀！我说大王爷快着吧，咱家里出了塌天大饥荒，你石家庄上抢媳妇，怎么抢来一个山大王啊？姑娘她一见撒腿跑，山大王后边紧跟上，咱姑娘跑的慢呢，叫他摁到二门死衣裳。大王爷你快去吧，去的晚了准遭殃啊！ 方宝闻听心好恼，一时间气的脸焦黄，架子上边一伸手，擦啦啦，拽出把单刀明晃晃，打了个前步往外跑，来到了天津院当阳，一看武松那个样，背心眼里气得慌，走，武松脖子上边就一刀，手，咕噜噜噜，俩人头落在了地当阳，啊，看上了吗？看上了，看上怎么武松俩头啊？哪里？方宝两个妹妹。 不是正叫武松摁在地上吗？武松心里话：方包，这是你的妹妹呀，哪一个不知你竟强人家的大姑娘？我今天把你两个妹妹的衣服都给她扒光了。小嫂，小嫂与你，他正想着呢，就听见身背后嗖就是一刀。练过功夫的人讲究精气神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 有什么动静都得能听见，不像那眼观一条线耳朵听不见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方宝刚举刀照着武松脖子上砍的时候，这武松就听见了，听见“嗖”的一声，他急忙来了个缩发藏头之计，唰，躲过去了。方宝这个刀可收不回来了，刀又快，哎，正砍在两个妹妹的脖儿梗上，两个姑娘的头啊，也就在地上咕噜噜噜噜噜噜滚出了六七尺远。俩姑娘一想坏了。 往日在楼上梳洗打扮，头是头，脸是脸，那多好看呀！这下没了脑袋，多别扭啊！两个人嗖下了东北了，一看不对人又下来征西了，干嘛呀？上西天骂方宝去了。武松连忙闪一旁，用手一指，开了枪。 方宝一见面你就用刀砍，咱俩这个日子过不长了。方宝说：“我石家庄上抢媳妇，你为什么上我的叫花堂你是哪里来的个大个子，敢到我这里来发狂？休走，开刀！”这方宝呼的一声砍过来了，我老二闪身躲一旁，一抬腿就是个跺子脚，啪，正踢在方宝的手腕上，就听见嗖。 连声响，把单刀踢出去两丈还不让，方包这里往后退，吃一声扒了光脊梁，两个人来来回回动了手了，拉开了当年八字行，两个人来来回回二十趟。武松想，这小子功夫还不让了。武松使了个笨中取胜计，那方包弹着个身子抓脊梁，还差二指没抓住，让武松使了个倒扫堂，就听见啪的一声响，你趴下吧，把个方包撂倒地当阳了。 赵武松抓着方宝一条腿，那条腿踹到地当阳两帮用上十分劲儿，啦啦劈了个两分掌。武松劈了二方宝军舰三人点起火来烧了他的房。霎时间火光冲天起，军舰仨一直又返回了石家庄，石家庄辞别了石老汉，又奔孟州去过堂。